啊，嗯，我还有一个印象深，你说，你说，因为第一季重置了嘛，嗯，就是反复醒来， <laughs> 这个棒，这个棒， <laughs> 反复拔管是吗？我还相亲了两次呢， <laughs> 呃，重置的那段时间有一个音效，我听了大概得有。 那那段时间我耳朵真的不太好，因为重置那段时间我真的那个爆炸的音效，我小时候得听了二十多遍。因为它要挪动不同的位置，放在不同的情节，然后那个情节台词又在改，位置又在换，然后到底是在这个位置把它拉起来越炸越好，还是说留到下面的几个爆炸什么的？所以就反复的听，导致那段时间我真的人的听觉有的时候会影响视觉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？对对对，我那段时间看人都是雾的。 <laughs> 因为你在检查呃一些内容的时候，耳机听嘛，监听耳机听它不漏音，就所有的音都往你耳朵里轰，所以你听到是那个连那个爆炸完了之后的那个嗡嗡嗡，那个都可以听得到的。这种的你是不是睡觉的时候也会？ 就是脑子里边全是这个声音，呃，我倒是会 <clears throat> 调节了，我倒是不会到魔怔，但是的确是那段时间感觉好像就夸张一点形容，就感觉好像看人都是雾的。然后也顺便提醒一下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听众朋友，就是如果你们睡觉有习惯性的听歌的，呃，首先第一个是最好是不要一直插着耳机听，然后第二个不要整宿的听。 因为如果你整个晚上这个听觉的神经都没有休息的话，其实也会影响到你的睡眠，嗯，也会影响到你的神经，对，好吗？对对对。好，来，我们往下走。嗯，不知道前面有人提过吗？先祝剧组大家中秋快乐呀！想听山伢子的这么大一个媳妇儿和婷婷的免贵姓严，在西南工作出差路过罢了，严正，政协的正。嗯，好，我们来满足一下他吧。好，来，山崖子。 <clears throat> 我开始啊，嗯，这么大一个媳妇儿，哎呀，免贵姓严，在西南工作，出差路过罢了。严正，严正，正邪的正。好，好，嗯，好，呃，再找几个，现在几点了？我看看，十一点，十一点，已经快十一点了。 嗯，已经十一点了。好，那我们我们 <laughs> 你哈，哪个？刚刚那个问题没有接的。呃，刚刚那位问题是就是台词的那一位对吗？呃，那我们呃，这位刚刚那个呃要求听台词的朋友，呃，微博私信一下我们，好不好？ 这位朋友好像在公屏里面也看不到他了。 <laughs> 好，来，我们再回答几个问题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好的，来，呃，表白天空和阿春春，呃呃，阿春春和天空空比星星，你们真是神仙配音，非常非常喜欢。嗯，呃，其实也没什么想问的了，反正微博问题被抽中了，土味情话啊，哦，这就是刚刚那位被抽中。 啊，音频安逸，哦，音频安逸，哦，哦，哦，音频安逸，你好，怎么记得他在微博上姓许呢？哦，对，刚才你说叫什么许安，许什么安，许之安逸，哦，好像许之安逸，好像是。好，下一题，想 <coughs> 听空空哥说，好来说。 <laughs> 本宫一日在，尔等。 终究为妃 <laughs> 啊，破了！ <coughs> 哎，很有感觉，很有感觉。 <laughs> 好，我们来一个不破的吧。好，好来。本宫一日在，尔等终究为妃。好，娘娘好，跪下，空 <laughs> 娘娘。好，然后啊。 请用和部位 PK 的气势说出来，刚刚比这个气势还要猛了。嗯，然后春哥说一句，来，好，没事儿，朕护着你一辈子，三千佳丽不如皇后一人。哎呀，这个说是不是太正直了？那你可以来一个不正直啊？我觉得挺好，春小宝，好吧，可以来个春小宝。好的，三千佳丽不如皇后一人。没事儿，朕护着你一辈子。 三千佳丽不如皇后一人，哎呀，好温柔哦！ <laughs> 虽然还是正直， <laughs> 好，谢谢春空，爱你们，FT 等了好久了，请问什么时候有新的小剧场呢？谢谢，这个要阿春来回答了吧？ <laughs> 是他说的，不是这这个，这个，为什么要我回答？好，那个小剧场啊，如果有的话，我们也会尽量的做出来送给大家。我们等小剧场有的时候，然后就发微博告诉大家好不好？ 好，来下一个问题，呃，表白春春和天空两位的演绎实在太完美了， <laughs> 超级喜欢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很想听听两位用剧里的声音一起报幕。好，那我们就双人报幕来一条吧。好的。嗯，我记得我们又把报幕词打出来这个， <coughs> 好，你也找一下这个。哦，这个哈。好，双人报幕，你们安静一点啊。三、二、一。 晋江文学城、怀上原著、猫耳 FM、声音气球联合出品，《都市悬疑广播剧》《破云》。不。呃，《破云》的第一季和第二季都已经结束了，第三季马上就要来了。如果没有听的朋友们，可以马上啊关注我们呃这个动向啊，到时候发的时候可以来听哦。好，下一个。 想听空哥和阿春春念一下这一段，江婷，来， <coughs> 哇，好严肃，好严肃啊！ <coughs> 我永远爱你，我从未如此爱过任何人，一如我爱你。 <coughs> 好，好，新婚快乐，我也是，我永远的爱人。 表白你们不用我说吧？ <laughs> 好，我们再来一遍，我们合起来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三二一。我永远爱你，我从未如此爱过任何人，一如我爱你。新婚快乐，我也是，我永远的爱人。哇！谢谢叶雨，呃，分享一下那个，他们说阿伟死了，意思就是啊，我死了。 啊，我死了啊！对我，我也是后来才知道。啊，我我前段时间就知道了。 <laughs> 这个我上次好那个跟阿春的那个，个阿春的那个那个采访谈里边有。对对对对，你们真的好现代哦。嗯，来看一下啊。哎，好嘞好嘞。 <clears throat> 请问两位主义，如果要对自己的角色说一段话的话，你最想说的是什么？以及你们真的很棒，谢谢你们。 早日脱离苦海， <laughs> 你是对你是对江婷说的还是对谁说？对我对江婷说的，对自己的角色说嘛。哦，对对，就是自己的角色。嗯，哎，确实是，哎，就有一种很想看他好起来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嗯嗯，希望江婷早日脱离苦海。嗯，很好很好。顺便安利一下那个我们作者大大发了那个新的《文《吞海》，大家记得去看，看到海就想起来了。严正，严正。 <laughs> <laughs> 好来，好。 希望严邪，呃，在最新的广播剧里早日脱单。哦。我们第二季刚好留了这个悬念。对对对对，现在其实还没有真正脱单，但是行婚嘛是吧？现在。你要闭上嘴，你不要说一些你自己不知道意思的词，好吗？ <laughs> 好了好了，非常感谢这位朋友。这位朋友的那个那个回答点结束在哪里啊？ 找都找不着了。这位朋友的回答点结束要吗？有一点啊。 <clears throat> 哦，看到了。好，呃，想听阿春春和空哥分别描述一下对方现在的穿着和表情，以及想听两位配一段在剧里最想再配一遍的戏。 表白我的 <laughs> 两位大本命和 S 仔，感谢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欢笑的 FT。祝剧组中秋快乐，幸福美满，越来越好。也祝你越来越快乐哦。还是我先说，你先说，为什么？ <laughs> <laughs> 呃，空空呢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呃，今天穿穿着就相对的比较休闲一点儿，但当然，嗯，人还是很帅气的啊。然后，呃，黑色的上衣，上衣上面那个有一个血盆大口啊，大口上面有两个眼睛。 <laughs> 要说的这么仔细，好像是个青蛙还是个什么？不不知道哎，反反正这个血盆大口挺大的。嗯，总之，呃，空空还是很帅的。嗯，他喜欢吃不辣的。 <laughs> 血盆大口不辣。的，然后呢？ <laughs> 还还有别的形容吗？呃，不是不是，不是形容穿着吗？表情啊，还有表情啊。嗯，他一直在常年的微笑，就是从头到尾的时候都是那种。 哎，对对对，好吧。你有注意吗？你从进来到现在一直都是微笑着的，尤其是在呃问我在把那个问题念一遍的时候，然后我一回头看到你，你就会有一种迷之微笑，我就不知道你是要干什么。哈哈哈哈哈哈！ 好了，你在微笑生活嘛， <laughs> 点题了，点题了，题了啊！ <laughs> 好，你来描述一下，呃，阿春春吧。阿春春，这个是真，这个是非常客观的回答，也是特别帅，然后带着，然后人是很斯文，然后很知性的感觉，然后啊， <laughs> 你然后戴着一副眼镜，然后。 皮肤很白皙，哎，他皮肤真的好。对对对，然后嗯，然后反正就是很帅， <laughs> 不知道说什么了。表情，表情，表情，其实阿春就是时而时而正直，然后时而大笑，对，嗯，和他本人的角色确实很贴近，现在越来越贴近。对哈。对，因为也写，你想他 <coughs> 审案子或者干嘛的时候也很正直。对对对。然后也会有特别。 放飞的时候，对对对，因为阿春呢，这个本身我我我的了解好像是读的书也特别多，然后就见识也很多，所以就是 <laughs> 感觉很很有气质，嗯，也很帅，互吹时间了， <laughs> <laughs> 互吹时间。 我有发现，刚刚你们彼此在看对方的时候，你们都不约而同的把腿合上了。然后一说完了之后，你说自，尤其你的最明显，你说你他说完你，你在说他的时候，你的第一个动作是把腿张开，笑得合不拢腿。 <laughs> 就你刚刚看他的时候，说他穿什么的时候，他的第一反应是嗯像这样。然后我我让他说你的时候，他的第一反应是。 就敞开， <laughs> 找一个舒服， <laughs> 找一个舒服的姿势。 <laughs> 哎，我发现我特别喜欢观察他，因为他真的有很多微小的动作和表情，微表情挺多的。对，还有一些微小的动作也很很好笑，对对，扭扭啊什么的。啊，中间因为我们今天配的太多了，我们就呃不配了，因为刚刚已经配了很多我们想听和呃想看的了。好，来表白春天表白剧组空哥，好绝美一男的。 绝美这个词， <laughs> 我也觉得经常。我每次看到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很喜感，你知道吗？呃，能请春哥和空哥配一段渴望老童星的戏吗？在第三季来之前，会有 <clears throat> 呃机会能蹲到小剧场掉落吗？ <coughs> 别问我，别问我，我我不知道。我我来回答。应该会有，应该会有，应该会有，应该会有。对对对对，应该会有，应该会有。呃，老童星的戏是哪一段啊？因为我们有偷老童星，然后还有。 然后还有江婷，呃，特意去现场的时候给那个严协带了一个老同学泡的茶保温杯，对保温杯， <laughs> 保温杯男神， <laughs> 是想要听哪一段？ <coughs> 好，他并没有回答，嗯，他回答不了， <laughs> 他回答不了吧？还有就是他们俩讨论，就是那个那个那个茶是那个。 嗯，那一段挺好玩，媳妇茶的那段，对，就在那个，就马上推锅给那个，嗯，就是推锅给那个韩小梅，韩小梅，他说韩小梅喝的，你又喝我的媳妇茶是吧？对对对，韩小梅喝的啊，那个茶，嗯，呃，所以我说那期特好玩，嗯，好，对，呃，那个我们能找到吗？反正至少我们刚是聊了，对吧？ <laughs> 找不找得到得看看我，看看我们二级了哈。哎。 大家接下来的问题就是，如果是现场展示的，可以适量的少一点。我们想抓紧时间多，呃，那个回答几个大家有没有对角色啊、对原文啊，或者是对两位戏里本身啊很关心的一些问题。 <clears throat> 因为拍戏的话，可能时间其实现在拍不了多少了，对，好吧。好，非常感谢这位朱儿呀。这个又是 <laughs> 拍戏了，我们跳过， <laughs> 这个好难操作，嗯。 现场唱歌，不是刚才唱了？唱歌啊，唱歌。那刚不是已经唱过了吗？刚才唱过了。嗯。哦，那就再看看有别的什么哈。这个题你也回答过了哈。嗯嗯嗯。好，来回答这个。 感觉这个问题有点老套，但是用小动物来形容的话，阿春和空空觉得自己和对方分别是哪一种嘞？ <coughs> 小动物啊，嗯，小的多小啊，也不用拘泥于小吧， <laughs> 只要是动物都大动物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只要是动物都行，不大不小。哎，外星生物我们也涵盖在内吧？ <laughs> 可以啊，对啊，你想想，哎，我先说呀，嗯，啊， <laughs> 你问了我就好吧，呃，形容自己是吧？嗯。 什么动物尿尿动静儿大？什么？说什么？ <laughs> 没什么，你想一想，我想想，嗯，什么动物抽筋儿是吧？不是，什么动物？大。 <laughs> 我就问一下。 <laughs> 还没想好吧？我想呢。要不你先说，你就自己啊？可以，我我我我自己很喜欢鹿。 我自己很喜欢鹿，所以你觉得你像鹿吗？嗯，像像田径吧。 <clears throat> 然后我觉得，就是我我只是喜欢啊，我只是喜欢，所以呃，然后我觉得阿春的话，就是我突然想到萨摩耶， <laughs> 萨摩耶，因为 <laughs> 因为萨摩耶就是很白很漂亮，然后呢也没有特别强，不会是那种攻击性的，是很温是很温和的很暖的那种。 感觉，所以真的是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我真的觉得很像二哈，因为我看到这里面有人刷，然后我就觉得他 <laughs> 蛮像二哈的。哎，他都说完了？他说完了。嗯嗯。 <coughs> 呃，想想， <laughs> 有人说萨摩耶是亲妈， <laughs> 因为那个，因为作者的那个头是一个萨摩耶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晚上好来。 该该怎么说呢？嗯，我觉得吧，我要说，我再想一想，行吗？我 <laughs> 是有多难？ <laughs> 我我我在我在在想，我在形容自己，从来因为从来没有动物，嗯，几几乎没有动物动物形容过自己，所以你说特别喜欢什么动物？其实我特别喜欢什么动物？你喜欢马吗？我我那是用我用来形容你的啊。 啊！但是我觉得你自己……但我一想想说，如果……如果我把你形容为马，那我只能是驴了，那不合适啊！为什么呀？啊？为什么呀？更欢脱一些。但是我觉得不不不，我觉得马更俊逸一些。马更马更俊，嗯，飘逸就是那种就是。 我看你们俩还推互相推诿到什么候，好吗？ <laughs> 好，你们俩都很敬业，好吧？ <laughs> 哎，我是真的，我这个问题他为什么说有点老套呢？是因为我真的是在不同场合听过很多人问和答过这个问题，嗯。但你们两个的答案是我第一次听到，我头一次听到有人形容自己是鹿， <laughs> 因为大家都想的是比较贴近人形的，比方说有手手有脚脚的，类似于那种什么狗狗猫猫啊熊熊啊什么之类的。我头一次听说。 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像鹿， <laughs> 我没有说我自己像鹿，我只是说我很喜欢鹿。对对，因为它是灵气吗？对对对，因为它有灵气，它很有灵性。那我更加，我更加很少缺点灵气。对我我更加很很少很少听到，就是你形容对方像什么像马， <laughs> 然后说自己像驴。我这 <laughs> 不我说的吗？我真没想到，不是，它是它其实是类似的物种。你说。 我想说，它像马的话，那我也像一个像马相似的物种呗，那就真的太有 CP 意识了。不是，那问题是 <laughs> 就是我像黑马，你像白马啊？不是，那不能不能是？关键我不能只像像罗呀，像罗的话那很惨的。没有，是因为它不能繁衍吗？嗯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， <laughs> 太尴尬了。好，来看这个问题是，哎，这个怎么弄？ 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们如此踌躇？好，有一个问题说表白剧组想听空空和春春互怼。 <clears throat> 哇，这个好难看到。你们一般都在互吹吧？是我们两个其实，我们都是很暖的人。对我们脾性其实都比较那什么。不行，我们必须来一个互怼的。互怼？嗯。为什么呀？ <laughs> 行吗？你说你讨厌，然后你说你才讨厌。哦。谁先说？我用我。是这个后说其实比较欠，说实在的。你讨厌。你才讨厌。 <laughs> 亲爱的，是让你们俩互怼，不是让你们俩谈爱，好吗？ <laughs> 我希望你们搞清楚一下。好，来，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别的问题。来回答一个，呃，请问阿春春现在的工作很忙吗？ 呃，可以问一下，有计划一年接几部广播剧，保持一定的活跃度吗？如果不合适的话，这个问题可以不回答。或者有考虑过考虑过自己闲暇时间偶尔开开直播吗？嗯，问我的是吧？对，好，明白。呃，目前为止的话，就是破云呐。嗯，对，就就是说是几乎就是全部精力都在破云上了。嗯啊，对，嗯。然后还有就是考虑过自己闲暇时间开直播，嗯。 目前可能是因为我经常在外边，所以手机手机直播的话还是蛮费流量的。我觉得 <laughs> 还是要在 WiFi 的环境之下直播比较好吧。 <laughs> 你的点来了，你的点真的是，那点真的是万万想不到。哎，你看待事物是不是通常角度都跟别人不一样？你周围的人有说过吗？ 嗯，你 <laughs> 你居然收精力， <laughs> 他居然给我上游戏收精力，呃，你你看待东西的角度是不是啊？通常周围有没有人提过，跟跟别人不太一样？是经常有人这么说，说我的脑回路。 <laughs> 我今天晚上发现，以前没有，是 <clears throat> 因为可能是有有些人嘛，嗯，就是说一加一等于二嘛，嗯，就是是这么理解的，但我有可能会就是直接就是跳过这个二这个步骤了。 就直接 <laughs> 可能说一一加十的直接到，嗯，就是其实你周围跳跳脱的，对，跳脱比较比较厉害，看吧，是不是像二哈？ <laughs> 好，那么来结束这个问题。好的。哎呀，这个问题就不行啦，这个问题不合适呀。 <laughs> 是吗？你看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哎呀，得跳过它。好，跳过第一个问题，我们从第二个问题开始看吧。 一直觉得空空，呃，挺喜欢婷婷的，想问空哥，什么契机接触到婷婷？什么契机？ <clears throat> 还有春哥呢？春哥有没有很期待和空哥合作呀？表白春天，最爱本命空哥，男神春哥。谁先说啊？嗯，空哥先说吧。 <laughs> 好，嗯，谢谢若风，悠悠，悠悠，嗯。Whatever。 嗯，就是，呃，就是有一天突然有一个叫石太明的人，QQ <laughs> 加我， <laughs> 你这也太真实了吧？ <laughs> 那我也真实一下，有一天然后就接触到了婷婷，就是什么丁丁，婷婷啊，婷婷，婷婷。呃，当时是原文在更的时候，我们就在看这个文，然后后来有一天有人找到呃我们这边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做完。 呃，青龙，对我们刚做完那个我们黄老师的，呃，黄永新老师的那个另外一个剧叫《青龙》，然后呃，作者的文我们做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呃，其实有发现，嗯，很有发挥的空间，然后呃，文我们也非常的喜欢，所以当时就顺势接了这个剧，然后，嗯嗯嗯，就被邀请邀请邀请你们。 啊，然后就联系你了。嗯，你可不可以把它说的美一点， <laughs> 说的 <laughs> 诗意一点，朦胧 <laughs> 美。好的，已经 S 已经帮着美化过了。顺便我们给怀老师打个 call 吧，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他两部剧了。嗯，对对对，谢谢怀老师，谢谢怀老师，谢谢怀老师。嗯嗯，好了，然后春哥呢有没有期待和空哥合作？啊？我先回答。 我我也很我我很期待和春哥回答， <laughs> 我我很期待和和春哥合作，阿春春合作。我听个，我很期待和呃阿春哥回答。我说我合作是吧？好，是，我一直都很期待啊。就是其实，呃，我在早期的时候算是跟坤坤合作过，但是那个剧他是主演，然后我配了一个就是精神不太好的一个角色， <laughs> 不法之徒嘛。不法之徒，不法之徒，对对对对。 那后来就是说，在一起一起配主义是一直就是很期待，期待了很多年，但是就是没机会。这次就是也感谢，非常感谢呃怀老师，非常感谢 S 就是给我们这个合作的机会，我个人是非常高兴的。嗯嗯，感谢怀老师，嗯也感谢你，感谢怀老师。 <laughs> <laughs> 好，呃，这哦后面就是表白了。嗯，谢谢谢谢若风悠悠，悠悠悠悠悠悠。 又又又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呃，一只鸟在树上唱 rap 是一个什么字？我不知道，你问我。一只鸟不知道。 <laughs> 是什么？ <laughs> 什么意思？我想想啊。嗯。桑。你很认真的思考。桑。嗯。因为在树上面。又又又 OK。哎，冷死我了。 <laughs> 《笑傲全集》 <laughs> 好，有人说能用方言演绎一段，方言一段，方言演绎。 <coughs> 祝就是祝新婚快乐那段，新婚快乐，新婚快乐。呃，我们现在找的话会特别浪费时间，要不然我们就呃挑一段我们现在手上有的来给大家演绎一下，好不好？行，没问题。好，来，我们手上有什么呢？我们手上有手机。哎，我们手上有那个刚刚那个媳妇茶呀，我发给你们。 哦，我们用方言来一段，呃，然后呃，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，呃，我们的答疑会在这个大概十分钟之后就会结束啊，我们十一点半就要结束了，要不然他们两位回家就太不方便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转发给你们。好的。好，我们用我们用方言来， <coughs> 我有。 一二三，开始。咋的？你又和我家媳妇茶？没有呀，水都烧好了，真没有。上次带你去现场，特意说给我泡的，实际你全喝了。你买这误会。哎，这茶饼都掏出一个洞了，你说谁喝的？还有没的？ <laughs> 嗯呐。 你们是不是有病啊？方 <laughs> 言吗？ <laughs> 你知道我刚脑海当中想到的配乐都是什么吗？当当啷，当当啷，当当啷，当当啷，当当啷。下面有请白云黑土。你想一个吧，你是白云还是黑土？我是白云，我是黑，我是黑土。七十一，我七十五。我属我属啥？我属鸡，我属虎。 我是，这是我老，这是我，这是我老公，这是我老母。 <laughs> 希望大家把那个，这是我老公那 <laughs> 那个东西，就当是前面好远以前的一个问题了。什么五种语气叫对方的？嗯，有别的方言吗？除了这个？以外， <coughs> 有别的我？不哎，你四川话，你算了吧，你是四川的， <laughs> 学的一点都不像。我们老板还在现场呢，你真的是。 <laughs> 你学的一点都不像啊，那你来一下吧，我想让大家听听你那个不像的，要不然那个花絮大家听不到，就觉得怪可惜的。你来一个你不像的那个吧。 <laughs> 我现在正穿过那个银行商场的正门儿， <laughs> 那个银行商场里正门儿啊，把这段来一遍吧，用你那个不标准的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老板不会笑话你的。 好，为大家争取最后一个福利啊，就是用不标准的另外一种方言来把这段演一下。演完了之后，我们今天 F T 就结束啦。好，来，嗯，用别的用别的方言是吧？啊，我不会啊， <laughs> 我不会怎么办啊？你的鸭子，我还是我先来是吧？嗯，广东，广东人，问题问题在台湾话也可以吧？ 台湾也可以，对啊，你以偶像剧的那种。嗯，嗯，还。喂，你又喝我家媳妇茶？什 <laughs> 么？ <laughs> <laughs> 你又喝我家媳妇茶？这个不太对吧？可以啊，随便你。又喝我家媳妇茶？这个没有哎，那水都烧好了。怎么还是东北味？水都烧好了是吧？真没有哎。上带你去现场的时候特意给我泡的，实际你全喝了啊。 <laughs> 这他妈绝逼是误会！ <laughs> 这茶饼都快掏出一个洞了，你说谁喝的？浩梅呗！你们刚刚说那个，说那个呃，水都烧好了，那个手特别像那个猫。你们看过那个视频吗？啊， <laughs> 烧好了，都烧好了。那个猫，哎，你们的你们的台湾话非常的标准，对，不会说台湾话，你还。 你还要学重庆话，你哪来的勇气？因为重庆话很带沙的，气势很强。重庆话气势很强。重庆话气势一定 <coughs> 重庆话气势很强。嗯嗯，但是他温柔的时候又特别温柔，就属于那种，就一甜腻死你，一凶杀死你的那种。哦，因为我有重庆的朋友，哦，就他凶人的时候感觉特别凶，撒娇的时候特别撒娇。但是不懂不懂的话听不出来吧？不懂啊。 大概能听得出来吧，好吧，嗯，但是从你们刚刚的台湾腔里面，倒是 <laughs> 懂不懂都能听出东北味儿。 <laughs> 好吧，好了，我们今天 F D 到这里就结束啦。那让我们的空空和呃， <laughs> 我在这儿呢，让我们的空空和春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结束有什么样的寄语吧。结束还是我先开始吧，你先开始啊？又是我先开始啊？嗯啊，你每次问我就嗯，好吧，嗯。 嗯，因为首先呢，给大家道个歉，就是说这次啊，就因为我个人原因啊，就迟到了，啊，当然跟这个限行有关，系，是吧？嗯嗯，没关系啊，你们俩都很辛苦啊。对，嗯，就是说呃，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跟大家呃坐在一块儿，包括说是 S 包空空，我们我们三个，或者说我们大家一起，就是剧组全剧组的人一起给大家聊聊天儿啊，就是放轻松的心态，大家 <clears throat> 越轻松越好吧。 在你有 WiFi 的时候， <laughs> 你 <laughs> 跟我们一起直播一下， <laughs> 如果要用流量你就拒绝了，对吧？用流量我也可以的，太好了，我有五百一十二兆呢，太好了。那下次有有有有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，就叫我们一起，对对对对对，就像就像家人一样，嗯，可以的，可以有机会一起。好，可以的，来空空。啊， <clears throat>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啊来支持这个破云的啊专享 FT 啊。 嗯，然后我也是，我更要道歉啊，因为那个阿春其实比我到的早，然后我是到八点半我才到，因为确实比比平时的这个路况要要差很多啊，所以 <clears throat> 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，也谢谢大谢谢大家的包容，然后嗯，非常感谢这个猫儿还有呃声音气球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，然后能跟大家来一起互动，一起聊天。 啊，也希望后面有更多的机会，啊，能够把我们啊一些趣事、一些好玩的东西分享给大家。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，也非常感谢两位。其实我们今天这个 <laughs> FT 可以说是意外之喜，因为我们原本的计划的确是准备放在第三季去做这个 FT 的，但是在啊网上看到呃太多的朋友。 就是在呼唤这个 FT 的到来，然后跟两位商量了以后，两位也是百忙之中抽出的时间，呃，因为刚好跨着中秋的假期，所以我也跟粉丝们一起，确实是呃感谢两位，嗯，因为 <clears throat> 我在约的时候也知道你们是难得放假，呃，甚至前一天也在加班，所以和粉丝一起，谢谢你们，非常感谢你们到来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没事请来玩哦，好的，好的。 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， <laughs> 我好开 WiFi 呀， <laughs> 要不然用流量不太好，你过不去。 <laughs> 我到时候把密码告诉你啊。你在嘲笑我？没有没有。你记了你记了多少阿春的梗啊？我记了很多哎。我觉得听他说话很有意思，就是他说话的很多梗，然后看你的动作也很有意思，就很很喜欢观观以后我们两个嗯玩个双簧。 对，哎，可以，你在前面动，然后他在后面说话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你看，你又迷之微笑的看着我， <laughs> 很内敛。好，大家辛苦了，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十一点半了啊，这么多人一直等到现在啊，非常辛苦大家。然后我们尽量在后面也安安排比今天要更精彩一点的呃 FT。如果我们在 FT 当中有什么说的不合适的，或者是有什么还没有满足大家的，也请大家见谅，我们会。 呃，找更多的机会来补足大家今天晚上的遗憾。嗯，所以今天就先到这里啦，大家晚安。好，大家晚安。晚，嗯，大家晚安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晚安，谢谢。好，呃，结束的这个之后，现在算是结束了啊。然后你关了。 没关啊，然后那个 <laughs> 呃，跟大家跟大家重复一下，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FT 结束之后呢，会用一个随机抽奖的小软件，因为我们这个呃今天都有截图嘛，把大家的名字都放到这个抽奖的小软件里面去，呃，会抽出五个小朋友，这五个小朋友会有从破云广播剧开播一直到现在有 N 张不同版本的这个明信片的组合，明白明白，应该是有四张呃版本的明信片是每个人都有的，然后还有一张明信片是。 随机的，对吧？啊，就是有的人有可能会收到就是五张一组，然后这五位小峰里面，有的人会收到四张一组，然后还会有今天呃我们抽中问题的人可能会随随机送一张双签。明白明白。啊，这是我们结束的时候跟大家聊一下的，你们两位可以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叫车啊，或者是干嘛了，可以报销的哟。 <laughs> 然后那个呃。 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行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。非常感谢大家了。再次跟大家说一声晚安，注意安全。嗯，晚安晚啦。再次感谢啊，我们作者晋江文学城、猫耳 FM、声音气球。再次感谢大家。嗯然后感谢大家。刚才忘了感谢晋江文学城了。感谢晋江文学城， <laughs> 感谢猫耳 FM，好，感谢各位。嗯，好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哦。听完今天我们的 FT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是什么？ 洗澡的时候最好用的 app 是猫耳 FM， <laughs> 关了， <laughs> 关了。